已经暴露了，就算弄死阿杰，也失去了狙击黑桃 K 唯一的时机。现在最关键的是干净逃命，只要能顺利脱身，以后总有机会卷土重来。我已经不属于那些人，永远离开那个队伍了。 一旦被抓住，就得把牢底坐穿，那还不如直接去死呢。杰哥，怎么样了？马上就好。可是，可是，这世上总还有比死更让人不愿意接受的事情。 其实，就算我死在这儿，也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死的吧。 绝不，绝不让你活着走出这里！还想找手机？做梦去吧！老子弄死你个傻逼！拦！再拦，他们都是个死！不是条子死。 就是你死，那就就我死吧！还当你是条子啊？图什么呀，傻逼！ 他就想找死是不是？好，老子成全你，老子亲自送你，跟条子一起上路。秦哥，我不相信。你告诉我，你就是被冤枉。是啊，秦队，我不相信。晋江文学城，淮上原著，猫耳 FM，声音气球联合出品。 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三季第十五集。下辈子再找他们做兄弟去吧。 用不着下辈子，他一直是我的兄弟。元邪。 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那是狗鼻子吗？电波定位，李局说，既然是共频炸弹，就得靠无线电波触发，所以指挥中心紧急发出了一批定位装置，大家分头行动。增援已经在路上了，但只有你来的这么快，还说不是狗鼻子。 还有增援！妈的！站住！小心，还有刀！你行不行？啊？换个弹匣就被撂倒了。 看见了没？早说过了，老子比你行，还不服气？我已经把他的蓝耗了一大半，补刀不能算数啊！别那么……真他妈感人！差点毒死你的人也能当兄弟？啊？是不是觉得自己特伟大？是啊，就伟大怎么了？佩服我吧！ 要不要，老子给你签个名啊！彭宇，也不回头看看，你兄弟还在吗？啊！都他妈跑了，杀掉！操你妈！秦川，给老子滚出来！ 几次都没弄死你，今天终于是时候了。去死吧！严爵，近枪。 你刚才是不是骂了我妈？你敢再骂试试，小心老子揍你！哎，行啊，来呀！你忍着点，我给你包扎一下啊。三哥俩不行啊，费了大半天才把那缅甸佬干死。 丢人呐！哎，你知道人在缅甸有多狂吗？接一单够在建宁买套房。咱俩油腻中年公务员，能干死就不错了。我本来是想借江队的刀，弄死这小子，自己安心对付黑桃 K 的。谁知道他暴露的这么早，都没来得及动手。 哎，刚才那小子跟你说什么来着？哎，不重要了。来说说嘛，聊聊呗。聊个屁！你这血还能不能止住了？这么个流法怎么行？我没事儿。哎，这剩下的机会也不多了。 以后也没什么能唠嗑的机会了，有啤酒花生来一把呗。你在干嘛？给指挥车发讯号。哼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闭嘴好好歇着，争取待会儿增援赶到的时候你还清醒，能亲眼看见文少那孙子被押进警车。 <laughs> 严队，严队，严队，请规划，这里是 C 九幺观察点。 严蟹收到，方片镇持械拒捕，被秦川和我干死了。刚才向指挥车申请了紧急救助，现在怎么说？钉子向指挥中心发了第三波炸药定位，拆弹人员已经就位了，现在主目标离爆炸区只差一公里了。我操！我的钉子，手铐给你，自己铐上啊！ <laughs> 快滚吧你！ 哎，啊，等等，怎么？我感觉黑桃 K 好像很喜欢声东击西，你注意点，以防万一，保重。 田昊，我比我爹走运。川，不是说只需要拖延时间吗？不是说剂量不足以致命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 没办法亲手杀了黑桃 K 了，不过严邪来动手也可以，你不会介意吧？ 王兴，在吗？把钉子的定位发我。哎呀，还定位呢？这移动速度快的，信号都追不上了。等会儿啊。实时定位发你了。哎，你别一个人去了，老岩，太危险了。省厅刚打电话，安排你们侦察组去峡口保护专家拆弹。保护个屁！引爆装置一个电火花就能触发，保护有用吗？那还能怎么着？拿命拼速度呗。我说你在哪儿？快回来！ 掩护，掩护是为了让卧底有机会逃走，但对江婷是根本不适用的。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再从容俊秀的表象，再冷静平淡的态度，都无法掩盖他灵魂深处真正的东西。一根浸泡着仇恨浓血，被无时无刻的暴怒打磨三年，因而锐利无比的毒牙。我这就去跟钉子汇合。 杨指导，李局，么是李局。拆除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李局，这里情况太危险，您怎么来了？没事，汇报情况。啊，是。勘测到六个引爆点，已经拆除五个，只剩最后一个了。最后一个引爆点在哪里？ 这个引爆点在峡口最窄的地方，一旦爆炸，容易引起连锁反应，形成整个峡谷的山体滑坡。到时候所有人都来不及撤退，把省厅那几个防爆专家叫来，快！ 狙击手，是哨卡，是特勤组，是防暴组，明白。所有人准备，走走。特勤组准备完毕，狙击手已就位，防暴组全体待命。李局，您快上车。 护李局上车。李局，钉子发来紧急汇报。江队，手机给我。喂，江队。中标那三辆车要冲卡，文少不在冲卡的车上。计划接应。那他在哪儿？计划接应。秦川说黑桃 K 可能会声东击西，叫我们小心提防，就怕万一。快，让特警去支援。 和少和我在一起。 江婷怎么样了？江，别动，不然开枪了。你穿着阿宽的衣服和帽子开车，我刚才还真没认出来。是我的错，早该想到制服你没那么容易。我也没想到你会自投罗网，是吗？那你想错了。 不然，下一刀，我会直接捅在你的脖子上。我想过很多次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最好能把你凌迟弄死。你想给我实现这个心愿的机会吗？你刚才就应该开枪了。 哪怕先打断我的手脚也好，我确实很想这么做。但你万一死了，那些运毒渠道、协从人员、内部上下线，当初在美国谁帮你研究出的蓝金分子是这么多年来，销往东南亚乃至北美的贩毒路线，难以计数的重量级情报。 该由谁来交代呢？现在你的命可比我值钱多了。你想让我交代吗？可是我的罪名足够被枪毙一百零八次了，即便配合警方调查，也绝不可能换来死缓。老实交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 或许可以帮你把枪毙换成注射，至少能死的有尊严一点。那你不如现在就捅死我，死在你手里我最有尊严。别担心，警方会有办法撬开你这张嘴的。 等等，嗯，你想让我交代吗？如果每次审讯你都参与的话，我就交代。怎么样？ <laughs> 你这个手机连接着指挥中心吧？或许可以先看看我的诚意。知道贺良他们怎么死的吗？ 每年七月中，我都会想起咱们小时候的经历。 <laughs> 那根救生绳，是我这辈子唯一遗憾、悔恨和想改写的事情。它成了我心里过不去的梗，直到我从美国回来，发现你彻底站在吴吞的一边时。 变成了出血点，每一天我都能感觉到它在扩散、溃烂，渐渐成了心腹之患。所以你逼迫唐文艳杀王瑞，李雨欣杀贺良。如果能活着出去，你想行刑的其实是自己，他又不愿意去死。 所以只能找这些无辜的孩子来当替身。我其实是愿意死在你手里的，但我还是很高兴，你能理解我的意思。我我一直爱你，江婷，请你亲手把我送到李局手里去吧。 <laughs> 抱歉。 不是我理解的，我一向不太能理解。那个案子负责剖析犯罪动机的是严邪。 <laughs> 你笑什么？ 温远没杀王睿，于是他也死了。所以我刚刚才问，为什么你不直接开枪呢？为了在脱身后彻底销毁线索，以防警察追踪，我在这四辆车里都装了炸弹，就在杂物箱。 继续开，毕加速。这是惯性触发装置，金属球三次碰撞即可引爆。你刚才停车又启动，惯性作用力已经让它碰撞两次了。只要再踩一次刹车，你我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。我爱你。 那几辆车里都有炸弹。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六个引爆点已经全部顺利拆除。雨竹，报告指挥中心，我们拦截了毒贩的三辆车，现已制服嫌疑人，关卡设置完毕，江停的车离我们只差二百米了，请指示。不，马上撤路障，毒贩的车里有炸弹，碰到任何障碍都会触发。是。杨指导，去找专家拆除嫌疑人那三辆车上的炸弹。是。 喂，报告李局，我刚从后面追上江婷，您能不能帮我接通一下江婷的频道，他好像完全没有减速和我汇合的意思，怎么回事？马上清除路障，快，快，全部推到路边。 真悬啊！是啊，总算赶上了。确实，哎。报告指挥中心，江队的车已经通过封锁点。来个人帮我开车，快！哎，雷西，胡闹！所有人准备增援，注意保持安全距离。 这小子没跟上来，看来他已经放弃你了。 <coughs> 想跳车？没用的，左边一路都是悬崖，这个速度跳车，只会直接摔下崖底。 我曾经以为你很想跟我同归于尽，不，哦，我曾经是这么想的。如果能带你一道下地狱，那么死亡对我来说简直求之不得。但后来我才发现，其实我更希望能亲眼看着你下地狱，能欣赏你，像那些被你害死的人一样。 满心遗憾又不甘愿的去死，神一死，就什么都没了。 <coughs> 活着却能抓捕跟你做过生意的差家，能支撑那些死难者的家属，能做完三年前牺牲在爆炸案里的人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情。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。 但现在，再想活已经没用了。的确没用了，但至少可以让你知道，如果时间能倒流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抓住那根绳子，一脚把你给踹下去。 怎么是你？你能行吗，叶队？这种时候就不要挑三拣四了。跟上，跟上，前面就是我们最后一道关卡，肯定不能让他们闯过去。你别管了，跟你目标。啊！可是关卡后面就是峡口了，我都看见指挥车和旅局他们了，怎么办，叶队？右边。什么？插进右道，挤在内侧。 你现在半个车身，保持相同车速，千万别超过去。把枪给我。好，好，好，严哥，你千万别冲动啊！记住保持相同车速，尽量开稳。证明你实力的时候到了。待会儿要是让我摔下去，韩小梅，你就等着老子半夜三更去找你吧。啊！啊！不是，严哥，你开门干嘛呀？你想直接跳到他们身上吗？贴近一点。 再近点，加油，别怕！不行啊，严队，江队车上有炸弹，还有黑桃会，你跳上去又能怎样？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，啊！我他妈知道，但改家庭只有我，我不救他，还有谁救？难道让他一个人去死吗？ 江婷，我要跳了！严队，前面就是警戒线了。韩小梅！ 告诉严先，让他停车回去。太危险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能想什么办法？江队，你听我说，公州赵副局长试图向外界传递内部机密，刚才已经被抓了，手机密件都被集镇全部拦截。我们顺着这些线索，也能摸到贩毒集团的老巢。再难，我们也会尽全力。他已经承认当年陷害追杀你的事实了。 文少的命不比你值钱，你得活着回来。我们自己人的命更重要。 朱贤，我想跟你一起从战场上手拉手凯旋。再不济肩并肩马革裹尸。要是我不在了，就已经殉职了，你会想念我吗？还是过一阵就把我给忘了？我爱他。将军。 小子真不要命了！这种情况还敢跳车？上车，跟着他们。是是是是。 对象，下，来接你回家。林死杰，行啊，我这就先送你下去。操，手铐都铐不住，你们毒贩还会送故宫啊？江婷，他能打吗？还行吧，一般。 跟方便之差不多，我你就能打。 严队长，现在我们都在车顶上了，也算公平，是不是？操， <laughs> 给老子滚下去！这么快就跟情敌你死我活，没想到吧？上帝，他妈算个屁，算个屁情敌！ 嗯，幸亏有棵树，不然，就交代在他手上了。 真他妈命大，我还真命大！老子认识警徽护体，无往不利，你懂个屁！无往不利，做梦！ 没有，谁谁他妈要死在一起？你自个儿去死吧！老子偏要跟江婷一道活。 这都能让你抓住备用轮胎续命？他们可真是祸害一千年的。行，就在那待着吧。啊！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受伤了？给我看看。没事。 小心，前面有石头。为什么不开远光灯？快没油了。啊！别急，你听我说。 你脚下有把匕首，后座地上有把枪，先试试看能不能摸到。现在这段路太窄，你那边又紧靠山壁，跳出的危险性太大。住口！待会我数三二一，就把车往左开。 弹跳的时候你就立刻跳，这下面落崖可能有几十米，万一没跳出去的话，那就跟你说了，住口！匕首我拿着，枪放你那。我操他妈的，这炸弹到底怎么弄？直接断线行不行？我割断哪根线？要不我直接把仪表盘拆了。 你听我说，言希，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过你。其实，在情绪感知方面存在问题的，不仅仅是文少，还有我。我整个少年乃至青年时期。 都怀疑自己有某种情感障碍。我没有家人，不想交朋友，对爱情全无触动。工作后，我对手下没有任何个人关系，对上级也只是有事说事。那些同生共死的兄弟情，在我看来，都不过只是一物。 我把自己隔离在了所有社交关系之外，在所有已知的人类情感中，我唯一能切身体会到的，就是憎恶。我憎恨乌吞，厌恶被控制的自己。我想摧毁他们无处不在的利益网。 除此之外，心里几乎没有其他感觉，直到我遇见了你。油量过低，是否为您导航到附近加油站？油量过低，是否为您导航到附近加油站？ 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你，也许很多决定命运的细节也会就此不同，甚至我可能会早早的就开始一段很好的恋爱。但还好，我们相遇的不算晚，至少让我还来得及直面以前不敢正视的自己，以及那些从来不敢承认的感情。 我想报仇，不是出于任何责任或义务，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念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，想到我不敢面对的地步。同样的，我让你跳车。 也不是出于人性本善，或者牺牲精神，而是因为你是我的爱人。 你把车门打开，待会儿我数三二一，我们一起跳。可我这边是悬崖，你把车门打开。你又上车顶干什么？ 别怕，我护着你，我在这里。干什么？上去跳！我抱着你，上去，上去！前方九百米，长方道路完全封死，立刻跳车。重复一遍，八百米外道路封死，请立刻跳车。听到没有，江婷？你给我出来！立刻！你怎么给我上去？宋，求求你！ 跳，不然不让老子跟你一块死！前方仅剩五百米，严西江队，立刻跳车！姜军，我爱你。这次咱俩都是胜利者。来，别怕，我一定要抱住你。姜军，你给我出来！他妈的，给我跳！ Scottish. 尖酸，离敖查点大概有好几里路了。是你把我拖上岸的，救援可能。 为什么，人人都有这个时候？ 聊聊天吧，出去以后你想干什么呢？这回总该升职了吧？要不就回家继承美。 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干你，老子只想干你，然后带你去结婚。 看，他有反应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即使不用眼睛，他也能听见、嗅见，甚至是感觉到我。所以那三年里，我一直相信他没有完全失去意识，终究还是要醒来，回到我身边。 是这次不同，这次他要跟我一起走了。你给老子滚！ 偏偏你要出现，坏我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该绝。 我走了。等那些人找到你的尸体，他们会怎么说？是假惺惺掉两滴眼泪，为你举办一场虚假冗长的葬礼，还是在心里嘲笑你这个蠢货，白白跳下来送死，最后却什么都不能改变？从最开始你就注定了只在悲剧中扮演配角。 <laughs> 叶贤。 个废物！你还以为你的江婷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开枪啊，江婷！你已经看不见了。 <laughs> 开枪吧，是杀死我还是杀死姓严的？你不敢赌一把试试？ 是这儿的学生。是。七米十发九十七，成绩还可以。您过奖了。但是还差口气。不服气？你扣扳机时太注重用眼了，在实际出警中。 哪个目标会像静态靶一样定住不动任你打？基层规定已经改了，老人家，现在出警都不敢开枪了。警察不敢开枪，难道犯罪分子也不敢？总有些时候是要直面生死的。当你肩负警徽开枪时，法律条文与实际正义。 都在你扳机之下。声音、手感、射击本能、感官测算。狙击手靠的不是理论或静态靶。年轻人，你还差点，回去多练练。等等，嗯，既然不能太注重用眼，那您说？ 应该怎么瞄准呢？承认吧，江婷，你不敢。听着，战术射击最基础的，现在机会就在你面前，你只要赌一把。 是计算好风声、距离、心跳、呼吸，直到达到完美统一。射击的时候，最重要的用的不是眼。开枪啊，江平！你能赢我吗？是你的心。 江婷，现在去死吧！江队，要为我们报仇啊！开枪吧，江队，开枪吧！你可以的，江队，我们都在呢！开枪吧，江队，开枪吧，江队，江队，江队，开枪吧！开枪吧！开枪吧，江队！江队，开枪吧！ 色交锋，迎面吹来的风，千疮百孔。错一步误一生，太多人纷纷不懂，明或暗，你眼中交替纵横。 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城市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，晨昏，未变，山河难懂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寒夜阵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斗。 转身，太匆匆，没有谁与世无争，黑与白在心中，分明不同。遍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城市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。 昼夜不分，晨昏，未明，伤河感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干夜争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。并肩的人，踏进漫天血海中。为我热出。 是天空，一点一滴化开心中不朽的痛。前路如虹，纵让血浪翻涌，越是微笑越从容。交织着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。撕裂的魂，重新拼凑才算完整。风雨过后，微光穿透了云层。晨阳出。 江婷，江婷，江婷，醒醒！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江婷，江江婷，严队，他们在那儿，他们在那儿，我看见了，听见枪声了，严哥，江婷，严哥，醒醒！江队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江婷，你看着我，江婷，你醒醒，醒醒！ 你想说什么？我在，我听着呢。江婷，别睡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看看我，江婷，江婷，江婷，你还活着，真好。江 <laughs> 婷，江婷。